钱钱打到嚟，钱钱钱翻晒埋嚟。沈大师、沈振营、高辉、小兵。OK，我哋翻嚟呢个钱钱钱打到嚟啦，今晚吓有小兵，系大家好啊，仲有。